锵锵三人行，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我这个很有印象的一位女士啊， <laughs> 咱们在香港非常有名的谭卫儿，哪里哪里？哎呀，我多少个种文涛，文涛，你你在我们香港记者当中也是非常有名的，只是我们经常在。 镜头前面看着你。哎，真的吗？多说两句。 <laughs> 我我也是啊，也是第一次真人见你。我以往以往都是在电视上见你，电视上与你神交。哎呦，今天是第一次跟你见。哎呦，原来咱俩神交这么多年了。 <laughs> 我原来也是老在电视上跟你神交来着。 <laughs> 对，你知道那多少个这个不眠之夜啊？我对你印象很深的是，谭美儿不仅是香港的一个很资深的新闻人，她主要是她住北京有几年。嗯嗯，是吧？呃，就雅是雅视嘛，还是？那是在无线。无线。在无线电视台。 在香港待过，在北京住北京记者。那个时候我经常在香港晚上， <laughs> 那个就白雪飘飘啊，看见谭维儿啊，在这个雪花当中啊，向这个香港观众报道北京的这个新闻嘛。了解国情，了解国情，待了好几年是吧？好几年啊，整个回归前前后后一直在北京，陆陆续续的。有一次我回香港的时候，香港那个海关说：“哎，谭小姐，你是香港人了。” 我以为你是大陆人呢，你 <laughs> 就变成这样。我还以为你老家你应该是长这么漂亮，应该哎不是，不能说实话。香港人也很漂亮， <laughs> 香港人很。你你老家是哪的？我老家是广东的，但是我妈妈是安徽人，所以是有一点我开玩笑的说我们是南北结合。哎，虽然说在香港，对对，香港的印象就是。 出了广东省就是北方了。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南北精华嘛。现在就是东方之珠了， <laughs> 来了啊！这个当然，你刚才讲到香港人呐，和他在大陆住过多年了。哎，正好可以讲讲一个问题。就在这几天，嗯，我们看到澳门出事儿了。嗯。澳门上街了。澳门谁上街呢？ <laughs> 澳门是导游上街，一帮一帮导游啊，在在在这个街上围住了一个大巴。 嗯哼，大巴里边呢是一个旅行团，嗯，旅行团是个辽宁辽宁来的旅行团。然后现在说呢是这个，我我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这个旅行团的打了澳门的一个导游。嗯，好像细节情况你知道吗？细节大概这样子，因为我们在澳门也有记者，所以今天我们也一直在处理这个新闻。那整个事情呢，就是嗯，怎么说呢？就是刚好香港刚刚也发生了一个事件，也是导游跟阿荣嘛，阿荣对。 阿珍到阿荣，对，然后呢，又上了中央电视台，在全国广而告之，就搞到香港，好像说那个旅游很丢脸。那现在就轮到澳门，但是澳门呢，刚好跟香港是相反。香港出事的时候，传媒记者们一窝蜂去拍、去去拍摄，然后去报道。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枪口都是对着香港的，没有怎么样去讲那个内地的游客，直到。 发生了一件事情，到后来呢，是我们香港的旅行团花了十二万，我们叫做广东话叫“掩口费”。呃，给钱。给钱把那事情摆平了。给那个大陆的游客。给给大陆游客，然后在说，对香港就已经是很大的争争议，就对大陆的游客也开始有意见了。那刚好就在这么一个时刻呢，澳门这件事情发生，对香港来说，我们就有一很非常的感同身受。 整一个报道出来，当然现在还是嗯，初步表面证据看起来就似乎是那个大陆团的一些团友埋怨这个导游晚了去接待他们，就大家发生口角，然后就打起来。 但是似乎是那个导游说，他说他是在旁边，他还不是正经的那个导游，还不是不是迟到的那个导游，他是劝架的， <laughs> 劝架的，结果说是内地某游客涉嫌不么光，说左边来来了嘛，右边来试一下，但我们人讲广东话还挺好玩说你看我两边都中招， <laughs> 中招了。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哈，就是反映一个怎么样问题呢？现在就看出我们港澳港澳的人对跟大陆人，现在大家在心理上或者文化上。 就是一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这种心心态就出现了。那个澳门的导游非常生气的对着我们的记者讲，他说啊，怎么可以你们大陆的游客到了香香港、港澳地区来就广东话就搞搞震，就是乱搞，就是一点都不遵守遵守那个秩序秩序打人。 他在香港，你们就起了一个很坏的头，用钱就把这事情啊摆平摆平了。到了我们澳门，他我要去告你们，在法院告不到，告到中央去，就这么这么开始来。那我怎么说这个问题，就反映了一个心理上的落差呢？我就觉得香港大家都知道自由行开始的，的时候呢，就大家就觉得啊，那大陆的游客来到就帮助我们香港的经济发展。对。然后呢，你。 到香港的很大的名店啊，什么你去进去商店，讲普通话的哇热烈欢迎你。对，我们这种讲广东话进去呢，爱理不理就不理你了。那连着整一个就觉得哈，大陆的游客呢，就像我们的。 救命恩人呢，或者是来，我有一些朋友，内地的朋友说，我到香港去什么时候去玩？我说你什么时候来？他们就开玩笑说，很顺口就出来的。我到香港去扶贫了。 <laughs> 啊，现在香港是贫困地区，没错没错。现在港澳台都是贫困地区，啊，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十几年前刚到香港的时候，我讲的这个普通话他们瞧不起啊， <laughs> 就是他们是我是被歧视的。 啊！但是现在真是反过来了，没错。哎，文道对这事儿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你说这个导游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呃，首先我们很多过去的背景已经都够足够了解了。其实我相信中央台报过之后，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因为香港呢、澳门呢，传统这种零团费，对不对？所以这个导游呢，是结构性的，等于要打劫游客，对不对？因为他靠这个过活嘛，靠这个过日子嘛。 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有趣的是大陆游客的反应啊。大陆游客呢，他会很很懂得维权。对对。比如说，我被欺负了，我会怎么样？我一定吵，我一定起来闹。比如说，包括坐飞机也是，这也是全国闻名的嘛，在港澳台地区就是飞机误点了。 大陆游客的特色在哪？就不下飞机了， <laughs> 对对对，就就霸着了， <laughs> 对对，血战到底。那么现在呢？澳门这个事儿出来就就发现，他这个维权啊，他不只是维权，他还权维，他的权益是用拳头来维持的。那。 这里面这个就变成一个文化问题，是就包括去台湾那个阿里山小火车不是打架吗？没错，最近这个我可以跟再报报道一下，在八号发生的事情，在台湾阿里山那个地方说坐小火车，结果呢那次是内地游客打内地游客，就混两两团打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争坐小火车。 <laughs> 我看台湾嘉义那方面的人也表表示说这个事儿呢有两一方面有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这个这个路线的什么动线呢什么规划也有问题，但是呢另一。 一方面他说这个内地游客啊，大陆游客也有这个不喜欢排队的这个现象，所以两边打起来，为了争坐这个小火车，咱 <laughs> 们比较喜欢武斗，是吧？所以我想讲这个喜欢武斗、喜欢闹这一面啊，你可以说这是有点文化生活习惯，大家不一样，一个有这么一个差异。但是我仍然觉得结构那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他比如说要打人，或者为什么要闹，到最后收钱呢？怎么好像大家觉得不好？ 但前提仍然是，这些旅行团、这种旅行社，你的确欺负人嘛？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我觉得哈，因为这个是业内一直都是在考虑怎么样去解决，政府啊，香港政府也在想怎么去解决。我觉得除了这个旅游业的结构性的问题之外呢，就如果我们从比较人性，就是我们去探索一下，文道经常就讲一些。 文化人人人性，我们说人性这个方面去讲呢，我觉得两个层次。第一，是我们祖国同胞，他们现在觉得自己我要站站起来，整一个人的那个呃 dignity self dignity，他们会中国人民站起来，我们祖国同胞站起来了，对呀，很对。然后他们就那个意思就很强了。嗯、那香港人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在那个。 不是说我们人穷志短了，而是说香港基本上都是人穷志短， <laughs> 都是差不多就是很多他是从从那个呃看钱份上，香港是这样我看钱份上我就忍了你。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现在祖国同胞，而且香港都都知道，香港是一个法治的社会。那天那个在香港跟那个阿荣打起来的那个，嗯，那个那个内地游客，内地游客，他说我是。 故意去报警，我让你们记者都来。香港记者呢有一个特点，帮理帮理不帮亲，他不会说因为你是香港我就护着香港，他就觉得反而是胳膊肘往外拐的。我们对他是对香港记者都有这么一个一一个一个理念，就是我是帮理的不帮亲，这是很很。 很值得尊敬啊， <laughs> 那没错的。那但是呢，这这也这样吗？然后呢，这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在香港因为我们是法制社会嘛。当天我觉得香港那个警方他那个处理是非常好，他把两两边都抓起来，两边我们讲的比较熟一点，就各打五十大板。但是香港警方的处理呢，就令到香港社会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他说你是在一个公共场所，不正当行为。 然后他就马上就是控告两方，两个都抓起来，嗯，然后就落案，就到呃法院去起诉他。那么今天在澳门这边呢，今天晚上搞不好还会有一些嗯嗯嗯跟进的活的的的行动。澳门警方也不知道怎么样。昨天我们看那个片子哈，他是用警车要把那个大陆游客先让他。 走离开，可能他是想息事宁人。然后呢，那些导游当时很不高兴了，就冲出马路去拦住。导游被打了嘛？导游就组织一练，挡着，结果他那车从另一个方向跑。 <laughs> 其实那个处理的手法，我觉得呃，我不是说我们香港特别好，我是觉得可以借鉴香港警方当天的，你就是用一个维护公共秩序的这么一个一个理由。如果说双方你是在一个公共场合打架，不管怎么说，你都应该两方面都。 这样子会比较好。那今天还有就是说，他把那个大陆游客放走了之后呢，然后又把整一团人都走掉了。那香港呢，就是嗯，那天他毕竟他都要上法庭，虽然说他背，对对，虽然他背后还是用花钱去去解决了，可是这个问题在香港又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有没有那个？ 妨碍司法公正，但香港人还是对那个法治社会那个概念还是很。但是这回澳门澳门导游还骂香港呢， <laughs> 说内地游客之所以动拳头， <laughs> 就是前一阵儿你们香港处理的那个太软了。就是那个等游这很值得探讨。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最近这个事儿啊，好像比较多。实际以前也有，他们这个找了一条片子啊，就是二零零七年也是发生的这么一个到港澳的这个内地旅行团，而且呢还是我的老乡， <laughs> 是吧？那看我们怎么维权，就是跟零团费这个。我们河北老乡，我们河北老乡。不是你说你听听我们河北老乡怎么说啊？ <laughs> 这二零零七年的事儿。他们那个强迫我们那个买东西，还有强迫我们那个呃参加别的自费项目。 <laughs> 要那个，要我们那个下车的时候不让那个，让我们下车。有团友声称被警员推跌同埋殴打。哎呦，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大姨 帮吧，警察对付我们，他们有，他们日本做的对呀。我们小也没拿过武器，我们也都是上这样的旅游来了。我们回去以后要把澳门这种丑陋的事情宣传。对对对，我们河北的老乡不再上澳门旅游了啦。对。 <laughs> 你还去澳门吗？ <laughs> 你们河北老乡，澳门朋友最近还找我去，你说我这， <laughs> 你不能去啊！你别忘一下，对对对，乡会是吗？对啊，就是。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看刚才看那个局面，你以为是他们你们河北老乡房子给人拆迁了，强拆那个正势，你看是吧？啊，这勾起回忆，有的时候是吧？受到一些不，哎，这个事儿啊，我是觉得人在他乡啊，嗯，很容易有一种受伤害感。 因为我对人生地不熟，你比如说我要跑美国也是，你突然两个警察截住我， <laughs> 我就会觉得有一种特别的受伤害，这是可以理解。而且啊，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觉得呢，为什么说有有？所以说有时候他们说有些问题，比如说城管跟小贩打起来了，你光怪这个小贩或者光怪这个城管，这只是表面的，他背后有他的政策的这个原因呢。你比如说这次澳门的也讲啊，说澳门的一个导游说是收入分两半儿。 一半是什么工资？另一半呢？就是必须游客得看演出， <laughs> 咱也不知道看什么演出。那你强迫他看演出，你说这个事情很容易打起来。接近零工资的也有，接近零工资。嗯，你包括你像这次香港讲的，表面上感觉我们这个内地游客有点这个扛不住腐蚀，是吗？ <laughs> 就给一点封口费，就说算了，这事儿我就不说了。 但是免得影响以后的生意了。对，就是香港人喜欢拿钱解决问题。对，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就就是这样子。你不是说香港人挺守法的，他怎么敢行贿呢？这等于是他这个他肯定他有问过法律的意见，因为现在他只是说他可能妨碍司法公正，但是因为他那个还没有上到法庭，他已经在私底下，因为我们讲啊，他可以说是旅行团给你一个大抽奖或者什么的，你赢了一个。 离开香港之前赢了一个大奖什么的，这个要所有东西你要上到法庭，法官说你是那个妨碍司法公正，那才是现在他只是一个涉嫌。嗯嗯。但是在这也可以引起一个讨论。那么我刚看这个画面，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哈。 香港游、港澳游，当初中央政府推出来的时候，港澳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感激，就觉得哎呀，真是来救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出现问题呢？其实还可以追溯到零七年，也是零七年，在香港有一个旅行，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香港旅行，然后他就去了一个商店，黑店，买了冒牌的名牌，然后他回去做了一个特辑，中央台播出去，当时。 对香港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震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我们有一个呃信念，有一个就九七年之后，我们新闻界也好，或者说香港有一个这么一个传说，就说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啊，一国两制，就说中央明示或者暗示有一个规定，就说国内的传媒。 对香港的事，只能是报喜不报忧。我们都知道，国内地传媒报喜不报忧啊。然后呢，不像香港的传媒就报忧不报喜嘛。就说啊，在香港呢，在国内的传媒，特别是中央媒体，嗯嗯，出来的话，那个那个形象都是正面的。哦。然后从零七年心理背景，对震惊，非常震惊。零七年中央台那个特辑出来之后，整个香港那个那个。 震惊啊！真是很难形容。我们自己当初也，咦，中央是不是改了什么策略？就感觉那是中央的声音， <laughs> 不要不要吓坏了，吓 <laughs> 坏 <laughs> 了。然后呢，有些报纸还写社论呢，就说啊，中央已经说。 不会再把香港当做是一个掌上明珠了。你是不行的话，我还是要批评你的。就觉得整个中央的宣传政策都改了，就说香港你们自己要好自为之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知道内地的媒体不会说对香港是一面倒。尽管可能之前也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规定， <laughs> 因为我也曾经问过一下中央电视台的一些朋友，我说你们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定？他说哪来的这个规定？ <laughs> 不过，不过是有一点 <laughs> 有点文化上默契。比如说我在。 大陆写专栏啊，怎么样？其实我写过很多都是骂香港，嗯、因为平常我在香港就是喜欢骂香港嘛，从来没说过香港好话。嗯，但是我发现了，在大陆你要骂香港是很难的。嗯，就很多媒体他还是会过滤，他仍然会哎、这个牵涉到香港， <laughs> 你要批评香港，这恐怕不。我说我香港人啊，还是不要啊，别别不太好。你看这样，大大陆同胞多善意。就是啊，真是去吧 <laughs> 去吧，天天三言，不止来给我钱，我们花。报一个报喜不？ 听这个魏儿刚才那么讲啊，我觉得是不是香港有一种没娘的孩子的这种 <laughs> 焦虑啊？动不动就怕不待见自己了？没有，我觉得那个其实是一些很落伍的想法。就说实在的，你骂香港又有什么问题呢？香港本来就该骂，对不对？我常常觉得我们香港问题一大堆，凭什么就是要内地媒体只报喜不报忧？凭什么要让大家觉得都香港都很可爱呢？何必呢？对不对？你香港，比如说说这个旅行团的事儿吧，你看到没？问题吗？ 就香港的确是有问题，这个问题更深的地方，你看到香港的什么问题呢？我们老说这有个结构，对不对？结构问题是什么？旅行团老收零团费。那这个，但是为什么这种问题讲了这么多年止不住呢？那是因为香港唯一在管这种问题的那个机构叫旅游业议会。旅游业议会。那个议会是个民间机构。嗯。那个机构是谁组成的呢？就是搞这些事儿的旅行社。 <laughs> 就等于自个管自己，自己人查自己， <laughs> 自己管自己。那那为什么政府不干预呢？都是一对啊，政府为什么不干预？是因为香港从来都相信什么呢？就市场的自律，自己解决，政府不干预。 结果就变成了香港，其实很多行业都有类似情况，就一些行业的巨头、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垄断，在制定整个游戏规则。那这个游戏规则可能从根本就有问题的，但没有人能够去解决它。而且你看，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我是大陆人，我很了解有个观念上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们碰到了一个争执，碰到了一个问题。 你知道我习惯的是什么？必须逮着他当场有个解决。嗯嗯，你可能对于法治是香港人来说，可能是觉得，哎，咱们去打官司啊，咱们去怎么着？通过找律师或者什么，我我觉着那个事情没人理解。那个整一个过程太长了，没有文道刚才讲的非常好，就是说香港为什么香港人自己骂自己，觉得没问题。 大陆的媒体一骂香港，香港就觉得哎呀天要塌下来，那么那么震惊啊！特别是专级媒体，嗯，这就是因为有一种感觉，就是一国两制，我们好像是一个受保护动物一样啊，对，有有这么一一种错觉，或者说多多少少当时也信以为真，是真的有这么回事。但是其实，既然我们自己都能够骂自己骂的那么狠，别人骂可能更加是对我们一个很促进，所以所以呢，其实内地媒体现在。 香港就经过零七年那件事情之后，已经开始有一点猛醒了。嗯。但是呢，有两方面好的地方，就说就知道啊，现在我们祖国也不怎么待见香港了。 <laughs> 你有你有什么问题就 <laughs> 我代表祖国待见你们，只代表河北人民，河北人民多来香港。 <laughs> 对，另外呢，就是说，有时候。 我们广东话就说隔壁的饭香，就是内地的媒体骂的时候，你会特别整个人就醒，就特别注意。这旅游这个问题，刚才文道谈了很多，就是我们的结构性的问题，没解决。这几轮一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中央电视台。